我而家整个三反倒轮，佢俾系反人网反社民链，都系反喺我哋节目之前啊，摆晒喺嗰度。好啊，好啊，非常之好。阿阿黄安贤都写嘢，托人写，托人登出嚟嘅啫，佢唔系佢自己真心露面。阿黄安贤，即系托人出，引忍托啦，吸引出嘅住喺度，你揾佢做版主。唔系，佢唔可以啊，佢只系荣誉版主， <laughs> 即系个 h o n o r 即系其实。 我言，算得上系呢 My r a d i o 之父嚟，咪即系我哋可以当国父咁尊重佢。